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佳慧博士，又见到你想见的人了 <laughs> 啊！ <laughs> 每天想着想着来跟你做节目， <laughs> 我在书展就见过你嘛。 我们还故意拍了一张照片，放上我放上了微博，我说我们两个中间终于没有文涛了。对， <laughs> 但是现在呢，最终还得有我，没有你就没有我们。对，没有你。对哎，会说话，会说话，这这加分，加分，加分，加分，加分。 <laughs> 这个就是蓝精灵嘛，是对吗？呃，最近你知道电影也很火爆嘛，有这个蓝精灵的新版，还有变形金刚的三。 还有这个《哈利波特》的最终集，《哈利波特》、蓝精灵，台湾也放。我们叫小精灵，我们叫蓝色小精灵啊。所以我们那个歌你们不知道。片头曲好像不一样的，我只记得里面他们会唱的那个一群小精灵唱那个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个我听得懂。 <laughs> 但是你那个片头曲那个中文版本的，好像跟台湾不一样。那这个电影在香港一直不太流行了呀。 对，这个是很多卡通电影里面哈最冷门、最不流行的。可是“蓝精灵”三个字还蛮流行的，是的一种毒品嘛？这 <laughs> 种毒品“蓝精灵”啊，所以我不给我女儿去看这个片。对对对，嘉文博士这方面 <laughs> 都很有体会的。没有这 <laughs> 这个说，但是确实在大陆很火呀，很火，很火。而且呢，呃，印象深刻。我们有几个特别印象深刻的，可能就是在。 外边吧，不见得是特别有名的。嗯。呃，这某种程度上，跟我们当年的压抑本身引进的就少啊。是。所以你比如说邓丽君，那都给我们印象太深了，因为除了她没别人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我们火的是有个叫阿童木啊，铁臂阿童木是我们记忆中的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日本电视连续剧叫《雪姨》，你知道吗？山口百惠。哦，那个是是得了白血病的一个女孩。 呃，再有一个是当年的日本的有几个连续剧，叫做这个排球女将啊，对，这个香港也红，这个香港也红，小鹿纯子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资山四郎，嗯，柔道是也红，香港也也红，那饭岛爱在大陆红，饭 <laughs> 岛爱是后来红的 <laughs> <laughs> 后来才红，哎。 就说这个歌你看，原来啊不是他们外国的那个动画片的歌对，是当年广东电视台播这个蓝精灵的时候啊，为他写的一首歌吗？哎，中国人为他创作的一首歌。这个作家呀还感叹，这个作家叫什么瞿从啊？我不认识这字儿啊，叫瞿词作家瞿从 作曲 <laughs> 作曲家是郑秋枫作曲的《蓝精灵之歌》，这个曲曲作家感叹啊，说我这辈子写了五百万字的著作， <laughs> 可是就二十多行歌词被人记住， <laughs> 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但是呢，他这歌词现在都被篡改了，是，因为现在呢，这个到恶搞的时代，他一演这个电影，你看这网上啊，都开始编各种各样的版本，有这个小白领的啊。 在那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小白领，他们苦逼又聪明，他们加班到天明。 <laughs>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？郭美美版的。郭美美版了啊！他们穿金戴银，生活在那干爹的大房里，他们没事儿就爱上网晒宝贝儿。 <laughs> <laughs> 这是网名自己改，然后放在上改的。对，人家用的是蓝精灵的曲调，对对对，所以呢就。你听说了吗？最近郭美美的事儿有新发展？什么发展？啊？什么发展？就是传闻呐，传说呀，干爹是不是干爹？嗯，亲爹。亲爹！ <laughs> 哎， <laughs> 太躁，你以后整个人往后了一格，有没有？都是你们微微微微博上看来的，这玩意儿我我不负责任啊，我就是说。 可以当谣言啊，但是传的很广。就说啊，他说是干爹，大家都说是男朋友，实际上确实不是男朋友，但也不是干爹，而是呢，跟他妈妈真的生了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明白吗？对外管亲爹呀叫干爹。 就像家辉这种， <laughs> 有，当他我觉得那个事件啊，他越不把事情真相讲清楚的话，种种的联想就越多。 这样说说下去，原来干爹也不是亲爹，那就干爹是他妈的亲爹， <laughs> 越扯越没了。原来我才是他亲爹， <laughs> 这谣言就是可能就是故意要让大家猜吧，宁愿猜他也不想告诉你真相，可能真相对他们来说杀伤力更大，所以就让大家猜了。而且好了，我们回归蓝精灵，你知道他们现在最近在讨论的是，你要讲，因为你讲到这种男女关系，他们说，那蓝精灵里面，你有没有发觉，他只有一个女生，就是蓝妹妹。 那蓝妹妹，我就记得有个没头脑和不高兴， <laughs> 就但有就是就是整个村庄里面就有个女生是蓝妹妹，而且蓝妹妹还是当初这个敌人，就是你们叫做格格巫啊格格巫，她把她制造出来是要来诱惑这个这个蓝精灵村，然后呢本来想她诱惑，没想到这个蓝妹妹被解救之后就成为大家的一家人了。嗯。那请问一下蓝精灵怎么传宗接代？嗯，这个。 金陵村为什么可以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跑到纽约去？ <laughs> 这是最近网友也在讨论的话题。他们有他们的方法。 <laughs> 大家太邪恶了，他们不一定是呃两性生殖啊， <laughs> 可能是单性生殖，自体自体生殖啊。大家认真了，我只是想要郭美美想到这一个。没有那个事情啊，在其实不仅呃对于看到卡通想到男女的事情啊，不止在亚洲嘛，在美国其实第四里面什么米老鼠啊，什么所有的卡通人物啊都有色情版。 <laughs> 都有成人版，还有成人漫画、成人卡通，这样啦，全部会这样联想。至于说你说只有一个女生哈，这种我们看每一个几乎所有的卡通片里面都有这个特点。我们看香港叫《叮当》啊，啊，最近翻译做什么呃《哆啦 A 梦》《哆啦 A 梦》 <laughs> 《哆啦 A 梦》的也是嘛，基本上除了妈妈不算哈，只有一个女生嘛。 大家都要保护她、抢夺她。其实所有的卡通都是蛮从男人的角度，传统非常传统的，都是要去保护、抢夺那个女生哈。那个女生耍一下小聪明、小调皮，就可以要到她要的东西啊。其实里面蛮多可以从性别的角度来性教育、女性教育哈。是，对。那这样的话，Harry Potter 里面的女生就聪明很多，因为她是最聪明的。 变形金刚，我们本来要谈的，那他就真的物化女生，从头到尾只看到一个臀部、跟胸部、跟嘴唇。是吗？ <laughs> 对，你觉得去看这个大型的三 D 版本的时候，你就会只记得这个非常美好的事刻。我看，呃，他们手机上还有一个短信说变形金刚三的那个影评嘛，就是。 秀大美妞，大美妞打打打，大美妞 <laughs> 打， <laughs> 对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变形金刚这个片还真红了。我是开那个车会敞篷的嘛哈，啊我有时候开出去，然后停在红绿灯前面，我故意按一个键哈，或者说停在路边一按一个键，那个车的顶就打开，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呢好几次就有年轻人或者说小孩经过，就大声的叫。 变形金刚来了！变形金刚就把我的车联想到变形金刚，男人的虚荣感就出现了。这 <laughs> <laughs> 车买的就很有价值，就那个牛。我每次连下雨我都开。 <laughs> <laughs> 神经病一样，你看了吗？变形金刚三没有了，你还没看呢？还没看呢，一直想去看呢。因为我有一种怪癖，有一种变态的心理，越想去看，越想去做的事情，越要把它忍住。 <laughs> 我记得以前讲过，方中术的那句， <laughs> 要忍住，不能那么快满足，总有遗憾嘛。这是他教我的，对对他曾经告诉我一个道理，家辉啊。 高潮之后是整个人最忧郁的时候，没错，没错，我就不想面对这种忧郁，永远要在上坡的这个路上。 <laughs> 但是佳慧告诉你，我那个下坡了， <laughs> 我去看了，他也看了，对吧？我也看了。变形金刚你们一块看的是吧？ <laughs> 哎，对，一块看，一块看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变形金刚三呢，我为什么爱看？我就发现呢。 我平常跟我周围的一些朋友讲啊，尤其是有一些女生啊，她觉得说，哎，你怎么这么俗气？你看着变形金刚，他们好像觉得像这个好莱坞大片啊，呃，这种变形金刚二啊、三呐，呃，我甚至是看蜘蛛侠什么的，我都爱看。是所有的好莱坞大片，阿凡达哈。但是我身边总有一些朋友啊，就觉得我这个嗯俗气，很俗气，很商业。对对对，就是没错。读那么多书的人，为什么会去看这种打打杀杀小孩子的电影？哎，对，那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<laughs> 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说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这个很多事物的发展呢，你看没有，它都有一个异化的现象，是吧？就好像你见过周别林那个电影吗？哎，到到最后这个人呢，本来是个人，到后来你可能就成了一个工具啊。其实这个异化的词儿啊，可以指很多事情。所以他们就呃就说，比如说看这个变形金刚，包括看阿凡达这种电影啊，有些挺文艺的哈，因尤其文艺女青年呐，会觉得哎，我不爱看那种东西，好像觉得不够。 艺术是，可是我跟你说啊，在电影里边要艺术啊，这是很后来的事情，是吗？所以呢，从某种意义上讲啊，我就说我爱看好莱坞大片最牛的大片我一定不能错过啊。因为啊，看文艺片说实在的，我都在家里买买买碟看，没有什么必要去电影院。而且呢，我为我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啊，这个好莱坞大片啊，真的叫找到了原点，它是呃这个返本呢。 就是他回到了电影出发的地方。是电影这个东西最早出来的时候，它可不是什么艺术。它电影最早发明的时候啊，它更类似于马戏团，更类似于魔术。哎，一种就像咱们说的那个最早的照相术啊，能够照下来，是这么样的一种经验。它跟那种艺术啊，完完完完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。是，所以呢，你今天看好莱坞。 他在这个这个怎么说呢文文化层面上讲啊，我认为啊，他正是从原点，他他回到了原点，就是给你啊经验，只不过是一种现代马戏，现代魔术哎，所以呢，我就说咱们可以看看最早那对兄弟叫什么卢米埃尔兄弟，咱们大家可以有机会看呢最早的电影，那个时候人们呢看到的那简直比阿凡达还要惊奇啊！最早的电影，他们拍了一个什么呢？火车进站。 就是那是最早的电影，因为他们发明了，咱们在网上现在就能找到，我们可以看一段。 你能想象到？就这么一段？呃，比还长一些，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就是近战的一个。它只能拍一个长镜头，它剪辑什么都没。有它只是一个技术，就是对于影像技术的一个革新而已，让大家放在一个大荧幕上，可以让大家一起观看某一些画面。没个看呆了，那个时候人们那那感觉比看《阿凡达》傻了。哎呦，火车开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像一个魔术一样的东西，是。而且呢，你看从一个源头开出来啊。 他最后会开出来一个，比如说有人说了这部片子《火车进站》开启了以后电影里的什么传统呢？现实主义传统， <laughs> 这他就实实在在拍一个这个嘛。再比他可能稍后一点，几乎同时还出来了一部片子，就是人们刚发现这种技术的时候，还出现一部片子，人们认为是什么呢？开启了以后啊，形式主义的传统，就是说电影可以玩花样。 一直到你，比如阿阿阿凡达是最典型，就搞一些奇幻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拍一个片子，类似于科幻，叫什么呢？呃，月亮旅行，你还可以再看一段，也是最早的电影。 精彩啊！其实其实最开始出现电影啊，大家除了觉得视觉上面效果很震撼以外，也有它的哲学的意义哈。哦，因为他觉得说时空、时间跟空间可以把它重新来组合哈。嗯。比方说，你看到火车进来哈，大家当时觉得在没有摄影机、没有呃电影以前，觉得我们只生活在这个地方、这个时刻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所能有的一切了哈。 可是，当你眼前看到一辆火车，它是在其他地方，而且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。 像近来的眼前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原来时间的空间的概念，它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哈。它是有这样的震撼的感觉，所以我文涛说，现在阿凡达或者说变形金刚啊，回归电影的本源了。它除了回归到电影影像的震撼的以外呢，它其实也重新让我们感受到哈，时间呢跟空间重新来组合，像变形金刚完全不可能的事哈。 可是栩栩如生，在你前面，你是相信有，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这种东西存在哈，所以它的的确意义非常重大，但是可以帮人类圆一些梦了。我觉得今天我们讲三部电影，都是变形金刚，就像男生可能真的很希望，我今天的车不只是只会开这个敞篷而已， <laughs> 哪天真的可以站起来变我朋友，这也真的不错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帮我空。那女生的话呢？我想，哎，我我自己看那个动画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因为我觉得像小精灵，你以前看就是二 D 版本，它就这么小，在这个电视里。 突然，他长大，然后呢，可以出现在这个你生活的周遭。这个在电影里面是这样，他出现在这个纽约大城市里面啊，过着跟你一样人类的生活的时候，他会遭遇到什么样？他的那你看《变形金刚》这种大片呢？ <laughs> 我是为了要跟男人好好的这个交朋友， <laughs> <laughs> 我承认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看的不过瘾吗？看了当然也过瘾了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电影迷，我觉得哦，现在有三 D 技术，会让你觉得他就真的站在你面前，而且怎么可以变得这么的这个？ 变得这么 smooth，就是这么顺啊，就是没有像你刚刚看的这个第一版的电影，它是那镜像还有点坑坑巴巴，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它不是这么顺的。但现在它可以这么难的一个变化，这么细微的东西，然后每一根毛发什么，它可以用电脑做出来，这是。 科技就已经很拧真到一种地步，所以，但是我看变形金刚纯粹真的只是为了跟男人聊个天。而已。 <laughs> 哎，那你看见大美妞呢？你看见那大美妞呢？女人看见了是什么感觉？嗯，身材那么好的是。 就就这次是我对变形金刚三唯一的印象之一，就两件事。臀臀，对，就是哇，怎么可以就可以激励我，就是激励激励我，就是 <laughs> 激励你这个囤嘛。对，手中的爆米花应该不用再吃了，就是怎么可以有人的屁股就是这个身材长成这样？然后第二就是那部车，就那个。 女人也爱看这个身材是吗？是啊，当然会看，一定要欣赏一下的。而且她这样子觉得美是吗？对，而且她那个那一幕，你知道，她趴在那个男生身上，就是啊，你没有看到， <laughs> 就是像看，现在这个女生这样趴在那个男人身上，在那个床上的时候，多挑逗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们终于有共同的 <laughs> 共同的看法。是啊，是男人和女人其实都爱看女人，是吧？对，可是女人每个人呐，看电影有她很隐秘的理由哈。 像又婷令我想到以前有个电影啊，叫《金刚》嘛，是大猩猩，也不看对你也爱看啊？我不晓得你的爱看的理由跟女人一样不一样。我问过一些女性朋友，我为什么会爱看那电影哈？她说喜欢看那个被一个那么多毛的雄性的动物放在手掌心这种感觉。 他说：“家辉啊，那么多毛，多性感，啊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对，但女人有时候我完全没想到，原来对女人来说，那只金刚的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的毛发啊。对对对，所以你是一样吗？你爱看的理由上什么？多，他就往哪说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” 其实我后来跟很多朋友沟通啊，这个变形金刚三啊都没太看懂， <laughs> 哈哈哈但是我觉得那一点都不重要，所以这就是说，就说看这种大片啊，去看什么？哎，我就觉得我是在看人类这个科技集大成。 人类智慧集大成，因为啊，它不像中国啊，是那么拼凑的，这儿好点儿，那儿坏点儿，凑成的好莱坞的一个电影，你比如说一个《阿凡达》，全世界几百家公司啊。 就铸成这么一个东西啊，多少亿美元？而且就说，甚至你看啊，我看什么？他们说你看艺术片，当然你看个故事，看个什么哈？我觉得这是电影这棵树上长出的别的果子。但是这种东西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才是正宗。为什么吸引了全球最大多数的观众？所谓的大片，就是因为啊，你看啊，人类科技的最高显现，对吧？它都是第一流的技术，一个机器人。 可以做到这么一个程度，甚至是我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，我那天看就是你看那个哈利波特，嗯，什么七？你说我看什么呢？我我看了半天啊，这个故事也不大吸引我。老实说，我看衣服，嗯，服装啊，你别看他那个小个儿啊，那个哈利波特啊，那么小身子短腿的，他那个衣服相当的合身儿， <laughs> 但是合身，真是。人家大合很，很低的要求，你看他西装，包括他穿一个格子衬衫，我跟你说。 我一看就知道，看上去像小孩穿的格子衬衫，绝对便宜不了。嗯，你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包括一个女孩子，她比较开手的时候，在各种场合穿什么衣服，你知道，这都是全球最高端的人才，他们去研究一个东西。所以我说，这真是就是人类科技的人类一切方面各个工种的。 他们甚至会在这个服装上面会讲究这个色彩的搭配啊。如果这整一个呃是属于悲剧，那它恐怕在里面你看不到红色啊，或者是这种很饱满的亮黄色、亮蓝色，它就会走比较这个比较暗灰色系的系列。这其实都是被精心的计算过的。那我刚才说，你看这个呃，你不看剧情，但像这种商业片啊，尤其像变形金刚这种，大家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种科幻或者是机器人的片子，但是这是美国人洗脑最好的工具啊！我觉得他永远都在宣扬大美国主义嘛，永远告。 告诉你说，我们美国人有英雄，然后呢？ 车子一定是美国车才会变得这么好，这个 <laughs> 外国车都是这样被我们变形金刚一打就烂。而且我们又不是说嘛，这柯科文永远都在讲说，呃，freedom，我们要给让人类管理自己， <laughs> 我们要这个自由。然后里面就讲到那个共和党的所有的这个 <laughs> 那个所有的政策都是感觉科科文就是骆家辉。可是有人倒是说，这个他想去洗脑是一一回事哈，可是全球的观众没有那么低了哈。嗯。就说别。 要低估观众的智慧，他看的时候可能一边看一边笑，像《阿凡达》那个剧情烂透了，也是大美国主义哈。可是我们主要是看那种技术，可是文涛刚才不断强调说，它是人类科技的最高表现者哈。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一切像科技了，亮相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说才刚开始。 现在这种飞地这样成出街了，真的出街。对，再等十年的时候，那更不得不可想象。你说咱们有幸活着，就这几十年啊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